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三十四课，重点语句是，らかくてしいです。又软又好吃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到健太的大学参观了学员记之后，和健太一起来到了回转寿司店。在回转寿司店，装在小碟子里的寿司会通过传送带送到客人面前。客人各自选取想吃的寿司。不同颜色的碟子里盛放的寿司价钱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听第三十四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。 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。又软又好吃。あ、トロが来た。トロって何ですか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です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。 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健太想要的寿司转到了他面前。啊，toro がた。啊来了。啊，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。健太在他想要的寿司转到面前时，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。toro，是金枪鱼腹部脂肪较多的部位。那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た。 是来了，它是来的他形，也就是完了形。キタ用郑重语气说的话是キマシタ。トロ虽然价格比较贵，但在寿司店很受欢迎。是的，安娜呢没吃过 t o ト o 所以呢就问健太。トロってなですか？トロ是什么？如果不知道对方说的单词是什么意思，可以在那个单词的后面加上。 什么什么是什么？来进行询问。何是什么？です是句尾的郑重说法，加上助词。か用声调来读就变成了疑问句。で何ですか？这个说法很方便啊。是啊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トロ是什么？这句话的日语发音。トロって何ですか？ 健太回答说：“マグロのお腹の部分です。”是金枪鱼的鱼腩部分。マグロ是金枪鱼。の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お腹是肚子。后面的 no 也是用来连接名词的。部分是部分。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连接名词的 no 用了两次。 对，マグロのの部分这句话直译的话呢，就是金枪鱼的肚子的部分。像这样，在日语里可以用 “no” 来连接多个名词，用前面的名词来修饰后面的名词。健太接着说：“どうぞ，请。”“どうぞ”是建议对方做某事的说法。安娜说：“いただきます。” いただきます。是开始吃饭时的寒暄语，吃完饭时说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我吃好了。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托肉的安娜，感想如何呢？やらか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。又软又好吃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やらかくて。是形容词。 柔软的特性，おいしい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好吃。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这么说，不光是动词，形容词也有特性啊。对，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容词时，把第一个形容词变成以 t 结尾的特形，就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。例如，柔软和おいしい，把 やわらかい变成やわらかくて，然后加上おいしい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十四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やわらかくておいしいです，又软又好吃。啊，トロが来た。トロってなんですか？マグロの。 お腹の部分です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柔らか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加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像“柔らかくて”这样的形容词的特性，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呢？好。 我们请德勇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德勇老师说：“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进行表述的时候，要把先出现的形容词变成胎形。”我来说明一下形容词胎形的变换方法。我们以前学过，形容词有一形容词和那形容词两种。 一形容词是像便宜（安い）这样的，最后一个音节是“一”的形容词。把一形容词变换成 “t” 形要把词尾“一”变成“くて”。便宜（安い）变成（安いくて）。快乐（楽しい）变成（楽しいくて）。不过也有例外。好要变成（よくて）。 另一方面，那形容词是修饰名词时要在后面加上那的形容词。例如，元気，健康。举例来说，人是，人，健康的人就是，元気な人。把那形容词变成泰形时，要在词尾加上で。健康，元気，变成元気的例如。 健康而开朗的人，开朗是，所以就是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表示味道的单词。 阿萨里，阿萨里，形容清淡的口感，比如可以说味道非常阿萨里。下面这个词的含义和阿萨里正相反。こってり、こってり，形容浓厚油腻的口感，比如可以说こってり的拉面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阿萨里和库德里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听说吃饭前说的“イダダキマ是向做饭的人表示感谢的说法。 也包含了对肉、鱼、蔬菜等食材和生产者的感恩之心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三十四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らかくてしいです。又软又好吃。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在寿司店的对话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